上一讲啊，咱们讲这个德军发动突袭之后啊，结果呢，在苏德边境上小小的布列斯特要塞遭遇了之前呢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这种顽强抵抗。说到这儿，咱就得提这个要塞反击的指挥官了——苏联红军步兵第八十四团政委福明。福明跟福康安没关系啊，这个。 就这么翻译过来的啊，就是咱中国人翻译，就是尽量哎翻译的雅俗共赏，信达雅嘛，是吧？什么叫政委？这这，我觉得咱中国人应该这个啊不陌生，是吧？因为这个共产党国家嘛，一般来讲部队呢都实行双首长制，政委呢是一个特殊的职务，他跟军事首长呢是平级的啊，叫做这个政治首长。一般来讲，像这个团以上单位都要设立这个政治委员。 最早呢是由这个托洛茨基啊他提出来的，类似于中国古代这个监军这个作用啊。因为苏俄红军在刚刚组建的时候啊，红军是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他们认为这个军衔啦、等级啦都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这个这套东西不民主啊，所以这军官应该怎么着呢？军官应该由士兵委员会选举产生，军官都是选举产生的。 那这玩意儿有谱吗？因为他军队是一个很专业的，你再民主的国家，部队也得讲服从，也得一级一级的下级得对上级负责，对吧？结果他这个军官都是选举产生，这一选举产生，我为什么选他当连长？因为昨天晚上我睡觉，他给我盖被子来了，是吧？我为什么选他当排长？他请我喝酒，是吧？喝的是花酒，是吧？然后那个欠他钱的不用还，至于他会不会打仗，能不能指挥这个排，关我毛事啊？你不让我选吗？我就选这个。 是吧？所以红军不灵，不灵怎么办？就只好启用旧沙皇的军官啊！你其实你包括这个什么图哈切夫斯基啊、朱可夫啊，这也都是旧沙皇军队服过役的。那对这些旧军官又不信任怎么办？设立政治委员啊，来这个监督他们政治上的忠诚。后来这一套东西就传到中国嘛，那你看这个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也沿用了这个，特别是被我军沿用到了现在。 当时这个苏军的政委啊，一般都是纯政工干部出身，就跟咱们这个呃《亮剑》里边是吧，那个赵刚似的，那主要抓思想工作。团长要这个耍横，要愣干，那就一下就冲到前线上了。政委就不能让团长这么干，福明同志呢也不例外啊。 在此之前，他都没怎么上过前线，那枪也没怎么打过，打他就一个政工干部。本来前一天他就请假了，那二十一号他请假了，那想去拉脱维亚，那把那儿生活的这个老婆孩子接过来。结果呢，这票卖完了，幺二三幺六什么这那他他没登上啊，抢票没抢上啊，没去成，没去成呢，他觉得就是。 这个老天保佑，那幸亏没接回来，在要塞还可以该干嘛干嘛。那回到指挥部呢，就跟他的副手值夜班那到了凌晨，本来想在办公室打个盹儿，结果德军突袭开始了。啊，他自己呢也被震了个趔趄，爬起来之后好歹没什么事儿啊。一摸屁股还是两半不是四半还行啊。脑袋还还在枪子上呢，行。再看外边这个。 这是士兵慌乱啊，是吧？所以他就马上把这些散兵游勇就给集结起来啊，因为他做政工的嘛，组织动员是强项。这个进行了这个热情洋溢的演说啊，战场动员，就把这帮战士呢由慌乱转化为杀敌的热情啊，然后让手下的军官给他们分发弹药啊，以道路两侧的营房堡垒为依托，层层防御。之前咱们说。 德军被苏联的这个苏联红军的冲锋啊，截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呢跑到了教堂里，大部分呢是顺着这个由西边来那个大门啊原路返回。但是撤退的德军绝对想不到，刚才是顺顺当当如入无人之境进来的，通过了苏军的营房，等到后撤的时候，营房的窗户里边已经布满了苏军复仇的枪口。 指挥员一声令下，从楼上到地下室同时开火。啊，这些德军一个都没能跑出去。就这样，苏联红军就渐渐摆脱了刚开始的慌乱，在中央堡垒的南端以及北面大门两侧建立起了防线，一次又一次打退了德军的进攻。而且，这个由于这个教堂里有自己的战友，德军投鼠忌器，不敢用重武器去轰击中央堡垒。 只能从南面一次又一次发起冲锋，但是整整一天都这个没能靠近堡垒大门。到了这个二十二号夜晚，德军四十五师在一天的艰苦战斗当中，阵亡了二十一名军官和二百九十名士兵。这么个小要塞，一天内的伤亡数字就超出了这个师在一九三九年整个波兰战役中的总阵亡数目。 可见战斗的紧张激烈。这个时候，苏军也知道，就凭现在这点兵力，抵挡住德军只是暂时的。那毕竟这个兵力相差呀，太悬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向外界求援。所以，福明政委呢和其他的指战员啊，在这个进攻稍稍停歇的时候啊，用团部的电台向上级联络。总部，总部，这里是布列斯特要塞，我们遭到德国人袭击，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但遗憾的是，电台那头没有任何回应，因为消息都断绝了啊。所以这个福明天真的认为，仅仅是布列斯特要塞遭到了攻击，根本不知道整个苏联几千公里国境线上都爆发了大规模战斗。六月二十二号白天，从要塞北部啊，这个德军的装甲集群已经耀武扬威的通过了。 然后推进到数十公里的苏联境内，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开战之前，德军还担心遭遇苏军装甲部队的反击，事实证明呢，想多了。别说这个要塞跟上级没法联络，整个苏联西方面军的联系都是一片混乱，就连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部和西方面军司令巴普洛夫大将都失联了。 更不用说远在国境线的这支小部队。到了二十三号白天，德军经过重新部署，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向布列斯特要塞各个苏军还在守卫的地域重新发起了猛烈进攻。那这次进攻的重点呢，集中在了北部堡垒和中心堡垒。这个时候的要塞守军呐，大概也就还剩下不到一千五百人 德军的企图是把北部要塞的苏军压缩到北门和东部堡垒一带，让他们呢不能和中心堡垒遥相呼应。同时呢，在中心堡垒内实行穿插分割，歼灭堡垒内的苏军。甚至德军使用了惨无人道的燃烧弹以及这个点燃的油桶，整个要塞还有堡垒啊，就跟个大烤箱似的。一些这个建筑物的外墙都被融化的钢筋包住了。 据说希特勒呀，在战后视察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变态心理啊，还拿走了一块这样的砖头，放到他的办公室里。整个白天，德军对中心堡垒内的苏军连续发动了八次进攻，都被守卫者击退。苏联第八十四步兵团甚至还有力量组织了好几次反攻，企图把中心堡垒内的德军呢赶出堡垒，但是呢，反攻在德军强大火力掩护下失败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战局就僵持住了，德国人进不来，苏联人出不去。很多苏军派遣的侦察和通信小队，不是被消灭在路上，就是被迫返回。而且德国人计划很周密呀，啊，甚至他们这个为了防止苏军从水下突围，在突袭前一天就偷偷在河道里布置了坚固的拦阻网，夜晚呢不停地用照明弹照射。 周围还布满了这个机枪，用来这个监视。六月二十四号，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咧着大嘴，得意洋洋的在柏林宣布：“苏联人在整个边境上的抵抗全部被粉碎，伟大的德意志军队正在顺利前进当中。”其实这话也不算完全吹牛逼。这方圆一俄里的要塞，对于几千公里的战线上来讲，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但是对于在这儿担任主攻的第四十五师的德军官兵来说，寸步难行，每天过的都是漫长而煎熬。苏军聪明的发现一个规律，他们知道这个要塞的坚固啊，足以应对这个一般的空袭，所以呢，德军的空袭对于苏军来讲，反而是中场休息。当这个。 德军空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一些个机枪射手监视敌人的动静，剩下的人呢就在底下防空洞休整啊。苏军指挥官可以在这期间开会讨论这个指挥部署，尤其是希望能够建立联合指挥部。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心堡垒内的三部分苏军终于取得了联系啊，总算呢可以进行联合协同指挥了。二十四号、二十五号这两天。 北部堡垒战斗最为激烈，中心堡垒的这个守卫者呢也观察到了北部堡垒苏军啊处境很危险，为了和他们取得联系，并且呢及时支援他们的战斗，到二十六号中午，中心堡垒的苏军派出一百二十人杀出中心堡垒的北门，试图穿越大桥进入这个北部堡垒要塞。这批勇敢的士兵冒着德军猛烈的火力发起了冲锋。 非常可惜的是，这些人要么倒在了冲锋的路上，要么冲过河之后被德军俘虏，白白牺牲掉了。在这个北部堡垒，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战斗。几天前还在学校里读书的少年，现在有的帮助战士们从弹药库运送武器弹药和食物，有的呢负责观察德军的动静啊。妇女们照顾伤员，为机枪弹盘装子弹。 有的甚至直接拿起枪参加战斗，他们的这个指挥官是四十四团团长啊扎夫里罗夫少校，是一个狠角色啊，有点像那个李云龙啊，属于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混不吝的主，打仗很厉害啊，但是呢是个大嘴巴。 他就经常说啊，说现在咱们河对面的那个国家呀，什么勾当都能干得出来啊！我觉得他们分分钟就要打咱们了，咱可不能掉以轻心。我尤其膈应希特勒，那这小胡子呢，看面面相，印堂发黑，尖嘴猴腮，不是啥好东西。这在当时是违反政治正确的。希特勒跟他们领袖是基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对吧？所以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呢，就像这个。 师党委打小报告啊，说扎夫里洛夫啊总爱胡说八道，破坏咱们跟纳粹同志深厚的友谊啊，还敢大逆不道，侮辱我们领袖的亲密伙伴希特勒同志，那对下属呢传播恐怖情绪，这在这个当时经历过大肃反不久的苏联，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啊。于是上级就把这个扎夫里洛夫少校送上了军事法庭。师党委决定准备在六月二十七号开会讨论如何处分他的问题，估计肯定是死刑。 但是讽刺的是，救了他的恰恰是二十二号战争爆发了，德军真打过来了，是吧？所以扎布里洛夫的死刑就不用苏联人判了，改由德国人判了啊！这个时候惨重的伤亡使德国人认识到，对付堡垒内苏军最好的办法还是猛烈的炮火，而不是步兵进攻。那德国第四十五步兵师在作战报告当中说啊，单独使用步兵。 对这片地区进行突击是不可能的。隐藏在坚固的火力发射点和马蹄形防御工事内，经过精心组织的步枪和机关枪火力会把一切靠近他的人消灭掉。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围困造成饥饿和干渴，迫使德国人投降。我们准备使用这个策略，让德国人精疲力尽。六月二十七号。 德军又把亚当夏娃召唤出来了啊！来，哥们俩别在伊甸园待着了，出来吧！六百毫米旧炮又登场了。然后德国空军呢，向要塞投重型炸弹。看来这次德军是打急了眼了。连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伯克元帅都被惊动了，在忙于指挥攻取明斯克这样的大型围歼战的时候，都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向负责攻取布列斯特要塞的第四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元帅抱怨：“你怎么搞的？” 我这边几十万苏军都包饺子，你一个小要塞几天都拿不下来，是吧？而且你让咱们这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第四十五师面子往哪放，是吧？你不知道这都是元首的老乡啊，那哪个没不跟元首沾亲带故的，是吧？你把这帮人打光了的话，你知道哪个是元首七大姑八大姨烂眼边的二舅母的小姨子四姑父？你这这怎么弄啊？这玩意儿对吧？你赶紧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是吧？快点，是吧？要不然元首就家的亲戚没了。所以这个。 克鲁格元帅一想是啊，不能给元首打绝乎了啊，说怎么办啊？所以赶紧从预备队调来擅长爆破的第八十二工兵营，专门使用炸药爆破那些个未被战火摧毁的建筑，啊还为进攻的步兵专门配置火焰喷射器，准备六月底一举拿下布列斯特要塞。德军四十五步兵师师长施列伯将军在一份报告中叙述了他。 亲临前线时候的见闻，说八十二工兵营担负了对中心堡垒建筑物进行爆破的任务，这是为了彻底消除他对北部要塞的火力支持。炸药被工兵们从屋顶投掷到窗户处，然后点燃导火索撤离。当炸药爆炸时，我们能听见里面俄国士兵的尖叫和呻吟声，但是他们仍然在坚持战斗啊！这帮人简直就不是人呐！ 六月二十九号，德国人呐造了一枚这个一千八百公斤重的巨型航弹，结果这枚航弹呢被德国空军扔到了这个要塞北部的堡垒里。这个巨大的爆炸声啊，就是它造成的这个震荡，甚至在三公里以外的布列斯特市区都能感受到，那玻璃全都碎了，是吧？猛烈的炮火准备整整进行了两天。 中心堡垒和北部堡垒的很多建筑物都被摧毁了。德军第四十五步兵师的一位军官啊，在战后的个人回忆录真实地记述了他的震撼，说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猛烈的炮火，在以后的战斗生涯中，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密集的炮击。密集的弹幕炮击使大地都在颤抖。 到了夜里，持续了两天的炮击停止，战场上呢出现了少有的安静。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德军通过广播向坚守要塞的苏军宣读了最后通牒。通牒称，假如在规定时间内守卫者还不缴械投降的话，那么德军将把整个要塞碾成粉末，鸡犬不留啊！天兵一到，化为鸡粉。 北部要塞的苏军意识到最后残酷战斗就要开始了啊！经过指挥员们的研究，他们决定强迫所有在防御工事内的妇女儿童撤出堡垒，向德国人投降。但是，所有的军人都表示要战斗到底。可悲的是呢，这些妇女儿童大部分都被这个德军杀害了。其实，就换一种说法，这个因为你不是军人啊，你是这个老百姓。 老百姓，你参加战斗的话，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啊，那就你不能享受军人的这个待遇。而且德国人这时候也是打红了眼了，是吧？我一小小的要塞，我这么优良革命传统的一个步兵师没打下来，是吧？也是杀人泄愤。转过天来，六月三十号，德军再次炮击，在德军绝对优势火力的进攻下，布列斯特要塞绝大多数地区被德军的占领了。守卫在中心教堂的苏军。 在教堂啊被这个德军航弹命中之后，只有两人幸存，就凭着这两个人还在废墟中坚守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呃，跟敌人的战斗当中双双阵亡。中心堡垒指挥员身负重伤并且筋疲力尽的祖巴乔夫大卫和团级政委福明，在德军总攻后被俘。 福明当时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但是呢，苏军队伍里出了叛徒，向德军军官指认这个就是他们的政委，就是他带着我们抵抗了这么久，福明就被德国人这个呃枪杀在了这个城门外。电影里呢，可能是艺术加工了，福明大义凛然的走出来说我是政委福明，共产党员，犹太人，然后英勇。 就义啊，估计这肯定是假的。德国人不跟你废话，也听不懂啊，就跟那个蒙古人听不懂小日本说啥似的。我爷爷是谁是吧？我爸是谁？我是谁啊？我什么上总界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左码头是吧？我打了多少仗，砍过几个脑袋？去你妈的，光一箭射死了是吧？所以直接就拉着就崩了。当时呢，也确实有很多德军是执行了之前说过的政治委员令。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认为啊。 政委不算军人，是替斯大林给军队洗脑的走狗。中心堡垒最后战斗的地点呢，发生在西北壁垒。啊，战前呢，这儿是苏军工程兵营房，残余的苏军聚集在这儿，试图向一河之隔的北部要塞的这个东部壁垒突围。苏军第九国境守备队，科兹瓦托夫中尉。 带领几个战士自愿留守到最后掩护战友撤退，最后全部英勇战死。突围的苏军也被德军击溃在运河岸边。在这一天，苏军有组织的抵抗基本上都被消灭了。此时需要德军做的只是肃清苏军的残余力量。一直到了七月八号，在布列斯特要塞作战中的德军第四十五步兵师。 向中央集团军群递交一份报告，称要塞已经被占领了。但其实呢，这不正确，因为一些被零星分隔开的小股苏军还在堡垒的废墟中坚持战斗。根据文字资料显示，这些倔强的战士一直战斗到了七月中旬，甚至到了七月二十号，扎夫里罗夫少校。 聚集了一小部分苏军，在西北壁垒的外攻势继续战斗。在这儿，扎夫里洛夫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弹药，但是他四处搜集武器和食物，在东部壁垒的残垣断壁中坚持了十一天，直到七月二十三号，德军终于抓获了负伤而且异常虚弱的扎夫里洛夫少校。很多德国人都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面目模糊不清、站都站不起来的人，刚刚还向他们扔了手榴弹，还炸死炸伤了他们几个人。他后来呢被送到战俘营，并且呢活到了战争结束。后来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那这个很难得，因为活到战争结束被遣返回苏联的战俘，基本上都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了。那在斯大林眼里，没有战俘。 只有叛徒啊，所以扎夫里罗夫能一直活到战后，还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很不容易。五百五十万苏联红军被俘，生还的是一百九十万啊，然后这些人基本上也就都没得到好。整个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苏联红军付出了两千到两千五百人的阵亡的代价，另外呢，有一批官兵被俘，但是呢，给德军这个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资料显示，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号到三十号，啊，就这六月底这八九天，三百万一线进攻的德军一共阵亡了八千八百八十六人。仅在布列斯特要塞，德军第四十五步兵师就阵亡了四百六十二人，包括八十名军官和军士。另外呢，还有一千多人负伤。这个保卫战极大的迟滞了德军步兵的进攻速度。 造成大批德军步兵无法及时参加别尔斯托克明斯克战役，这样一来就使得许多苏军部队能够从德军的包围圈当中突围撤退，可以讲得上是贡献卓越。值得一提的是，德军在布列斯特要塞当中没能够缴获一面要塞守卫苏军的军旗。 在最危险的时候，第三百九十三高射炮兵营的塞门约克少尉和另外两个战士，把部队的军旗埋藏在堡垒东部壁垒西边这个废墟中。十五年后，苏联已经是赫鲁晓夫时代，塞门约克少尉重新回到布列斯特这个当初他光荣战斗过的地方，凭着记忆找到了那个位置，然后把那面光荣的军旗又挖了出来。 现如今呢，这面军旗啊，被陈列在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当中啊，供人们呢时刻缅怀这段战火硝烟的岁月啊。这个布列斯特要塞今天已经是属于白俄罗斯了啊，但是呢，这个呃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当中的英雄们啊，和卫国战争当中英勇无畏的坚守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记忆的。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